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七十二集。他呆愣了一会儿，低头想洗把脸。赶了一天的路，虽然先者体内无垢，云梦涵也觉得手和脸不舒服。他低头。 水面上立刻浮现出一个女子的倒影，正是她自己的脸。云梦涵正要撩水，可是手上的动作莫名停滞下来。水波晃来晃去，倒影中她的表情也怪怪的。云梦涵反应慢了半拍，不由伸手抚上自己的嘴角。我有在笑吗？刹那间。 倒影突然咧出一个大大的笑脸，呼啦一声，从水中伸出一只尖利的爪子。他的手指细得过分，皮肤苍白灰暗，一丁点血色都无。指尖留着长长的指甲，因为太长，顶端都微微打了弯。他从水里扑出来，尖利的指甲径直插向云梦涵的脖颈。云梦涵被吓了一跳，本能的抵挡。 幸好云梦寒躲得快，对方那一下没有完全落实，但是云梦寒的脖子侧面也被勾出长长一道血痕。湖边的动静惊动了不远处扎营的大部队，众人连忙赶来，看到从水里爬出来的妖兽，立即拿出法器，法术乒乒乓乓砸来。洛寒也跟过来了，他一眼就看到湖面上浮着一个美艳又苍白的女妖。 映着后面黑绿色的密林，还真有些倩女幽魂的感觉。洛寒问：“这是什么？”有问必答的林清霄这次不知道怎么了，并没有立刻给洛寒解惑。叶子楠低声告诉洛寒：“是魅妖。”“魅妖？”洛寒诧异：“这种妖兽并没有出现在模拟里，想来是这几万年里出现的新品种。”洛寒继续问。 媚妖是什么？叶子楠抬眼飞快地瞥了林青霄一眼，故意说：“你问他，他知道的比我多。”洛寒奇怪的看看叶子楠，又看向脸色莫名冷淡的林青霄，忽然灵光一闪，想起一段剧情来：“记得男女主第一次发生在野外，意境唯美，花香袭人，充满了少女心。当然了，这不是重点。” 重点是，当时女主中了媚毒，对，就是那种必须进行身体交流才能解的毒，没有及时交流或者交流的时间不够长，就会爆体而亡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原来在希尔米海啊。洛晗已经来这里九个月了，一本九个月前看过的书，怎么可能记得住地名人名啊？ 他只能依靠男女主的感情变化来猜测现在进行到书中的哪一阶段了。野外魅毒男女主冷战，机缘巧合下因为魅毒而进行身体交流，因此重归于好。短暂的蜜月期过后，又进入新的虐恋。按照逻辑链和环境，种种迹象都表明，男女主里程碑式的第一次交流就发生在。 希尔米海，洛涵一时无语。他没想到，这世上竟然真的有这种妖兽。洛涵也是奇怪了，这种只会给人放媚毒、孜孜不倦推动仙界出生率的妖兽，自己到底是怎么生存的？他们真的能活下来吗？林清霄按了下眉心隐隐觉得头疼。你为什么又知道了？先是颅顶。 现在又是美妖，他到底从哪里看来的这些歪门邪道的东西？洛寒听到，觉得这简直奇冤无比。我好好学习，不断认识新的妖兽，这怎么啦？明明是你乱想才对吧？林清晓点了下头，说：“好，你说你好好学习，那我问你，我给你的书中并没有媚妖，你是从何处学来的？”洛寒微微一滞。 中山藏书阁那么多书，我也记不清我是从哪本翻来的了。林清霄似乎早就料到罗寒会这么说，一早就在这里等着他。媚妖非大雅之物，并没有收录在藏书阁正典里。洛寒停顿，突然开始盲打。那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自己什么都知道，还说我？果然，秀才遇到兵，有理说不清。 林青霄被他反咬一口，敛眉说：“这并不一样。”“怎么不一样了？”叶子楠眼睛在两人之间滴溜溜打转，笑而不语。邹继白蠢蠢欲动，想冲上去打架，一转眼见自己队伍里面后院着火了，惊讶地问叶子楠：“怎么了？这是他们俩怎么吵起来了？”借邹继白一个脑袋，他也不敢想象洛寒和林青霄会吵架。哦不。 看现在的样式，有点像洛寒单方面找茬。叶子楠正看得津津有味，忽然被邹继白打断，嫌弃地瞪了这厮一眼：“没你事儿，别打搅。前面不是有妖兽吗？你去打妖兽。”邹继白屡被嫌弃，放弃关注这两人，而是看向前方。媚妖虽然有毒，且毒得非常诡异，可是说白了，攻击力并不高。 何况面对的是这么多装备精良的仙家弟子，很快就被打败了。媚妖被狠狠打到地上，他眼睛怨毒地盯着对面的众多弟子，忽然仰起头，凄厉长啸，叫声如泣如诉，十分瘆人。林崇玉恨这只媚妖伤了云梦寒，下手时处处发狠，毫不留情。现在听到媚妖长啸，顿时脸色一变。 <laughs> 不好！然而林崇玉想反应也太晚了，不等他做出什么，密林中传来沙沙的轻响，林雾四起，乳白色的雾中渐渐浮现出一个个苍白悠远的媚妖。叶子南悠悠的吹了个口哨，果然这种东西是群居的，伤了一个就来了一群。林青霄被洛寒气到了，他深吸一口气。 “铮”的一声，拔出长剑，身周的寒气几乎要化为实质。叶子楠非常熟练的躲在林清霄和洛寒身后，说：“这里林子太密，不适合飞行，我就不去了。我在这里等你们回来。”这种地形也不适合洛寒发挥，他正要说什么，林清霄给他身边扔了个禁制，就疏忽融入到前方的雾气中。行吧。 洛寒也安心地留在保护圈内，保护圈里另一个废柴对这种现状非常满意，甚至闲适地和洛寒唠嗑。你看，他就算和你生气，临走时也会把你保护起来。洛寒不轻不重地哼了一声，说：“哼，这只能说明他敬业，本来就是嘛。我都十八了，又不是活在真空里，知道媚妖怎么了？”叶子楠却小幅度摇头。 欲言又止。我们朱雀一生只找一个伴侣，在我们族内，十八岁的孩子确实不该知道这种东西。洛寒被噎了一下，觉得和成千上万岁的神仙谈成年就是鸡同鸭讲，他彻底放弃争辩，随便挥手说：“罢了，你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，懒得和你们争辩。”洛寒和叶子楠闲聊的功夫，林雾中媚妖被收割了好几只。 尤其是林青霄，简直一剑结果一个。他移动快，出剑更快，以神出鬼没著称的魅妖在他面前，竟然被衬得动作笨拙。魅妖接连倒下，最终惹怒了魅妖王。丛林深处忽然传来一阵飘渺的歌声，叶子楠听到的时候就知道不对，正要提醒洛寒，歌声忽然转为高亢尖锐，所有人都被震得脑子一晕。 洛寒眼前忽然一阵发昏，他立刻捏碎了清心符，赶紧恢复清醒。他回头四望，发现周围的场景完全变了，而且他的同伴也不见了，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。这大概是这只魅妖王的天赋神通，先用音波攻击敌人，趁敌人神智模糊，将他们转移到各个地方，这样一来，敌明我暗。 魅妖就可以躲在雾中，各个击破。这种妖物当真是报复心极强，洛寒不敢大意，立刻拿出令牌寻找其他人。好在其他人也在寻他，洛寒几乎刚刚拿出天宫发的通讯令牌，上面就亮起蓝光。洛寒用手诀打开，一行蓝字出现在洛寒眼前：“你在何处？” 蓝色是林青霄的代表颜色，洛寒回头仔细看了看，认真回道：“我也不知道。”很快，蓝色的字又亮起。周围有什么标志？有树，还有雾。林青霄看到洛寒发过来的这行字，无奈地按了按眉心。周围有树，还有雾，说了和没说一样，罢了。林青霄放弃让洛寒描述位置，而是立刻给他传讯。 你站在原地不要动，我去找你。林青霄说完，就立刻用通讯令牌彼此间的感应功能寻找洛涵的位置。片刻后，他的通讯令牌亮起，洛涵说：“好。”林青霄看过后就将消息收起。他仿佛自带定位，寻路极快。林青霄快速朝洛涵的方向移去，在半路时，他耳朵一动。 听到什么不寻常的动静？浓雾限制神识，林清霄出于谨慎，略微往前走了走。随着靠近，那些不寻常的动静也越发明显，有喘息声、水泽声、衣料摩擦声音，还有断断续续的说话声。梦儿，梦儿！林清霄的动作一下子停住，是林重玉。 和云梦涵。林青霄想起来了，刚才在水边的时候，云梦涵一个人靠近湖面，被魅妖偷袭成功了，他的脖子被魅妖划出长长一条血线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